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无论是摄影还是旅行圈子，火车迷都为数不少。王维对于火车、对于铁路的喜爱，源于小时候家住火车站附近。 铁路就从他家楼下经过，趴在阳台上观察来往的火车是小王维最喜欢的游戏。后来他变成了十足的火车迷，他观察火车、画火车、研究火车的车型和运动原理，关注铁路的历史和建设。他设想过自己当上了火车司机，也觉得造火车的工作很不错。没想到的是，如今他举办了铁路题材的个人摄影作品展。 这张拍摄于卓资山的照片是王维最喜欢的作品之一。他还记得这里的地形特点是多山、多丘陵、少平川，景色富于变化，非常美丽。火车蜿蜒穿行其间，又给这份景色平添了一份硬朗的动感。为了拍出火车经过那里所呈现的大曲线的美感，王维多次前往，仔细研究卓资山大曲线的拍摄角度。 最终，在大曲线北端的高山上，将曲线的 S 型整个收入到画面中。后来，随着穿山隧道的投入使用，卓资山大曲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不再有列车通行。它的这张照片承载的也就不光是一份美，还有着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了。十一，王维的职业是什么？ 十二，小王维成为火车迷的原因是什么？十三，关于王维拍摄于卓资山的照片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从前，森林里生活着一群熊，它们食物充足，无忧无虑。突然有一天，森林着火了，它们的家园被烧光，食物没有了来源。这时，一部分熊说：“我们去北极吧，说不定那里有我们的天地。”另一部分则反对说：“不行，那里气候严寒。” 说不定我们会冻饿而死，还是找个近点儿的地方吧。熊们争论到疲惫至极，也没有结果。最后，一部分熊去了北极，一部分熊去了四季温暖、草木葱郁的盆地。到了北极的熊，学会了在冰冷的海水中捕鱼、捉虾，甚至和比自己大的海豹搏斗。结果，它们进化成高大凶猛的北极熊。 到了盆地的熊发现，这里的食肉动物太多了，它们根本抢不到食物，于是它们改吃草。可是更加意外的是，这里食草动物也多，它们连草也抢不到，于是它们改吃别的动物不吃的食物——竹子，这才勉强生存下来，成了人们天天念叨的濒危动物——熊猫。竞争每天都在发生。 如果一味的逃避，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淘汰出局。因此，要勇敢的走在风暴的前面，敢于主动超越自己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不被别人淘汰，让自己成为那个走在最前面的、乘风破浪的勇士。十四，关于熊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五，关于北极熊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六，到了盆地的熊生活的怎样？ 十七，根据这段话，下列哪项正确？